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 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 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倦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above line.

重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言。愿心中那日记，随。 口，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海中只爱你一人，为何遇事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读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 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思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方。

心思交瘁，仍未带出合意字。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 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 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怎去开始接触这段情？ 仿佛知道不会容易，睡梦里、追忆里，在寻觅你的影子。你在我的心灵泛起丝丝爱意。 你却无法停留，让我捉摸留住你。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幻象。 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每个冷冰的晚上，那温暖都在我心。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 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叫我每一个晚上也可。

danger there with

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每段美好的片段。 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怨。 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你我相隔多远？那年那。

just know

My days when I lived for my life was everything a man could want to do. I could never see. rain falling down. Tell me how can you stop? Oh, sun I'm shin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can a loser ever win. Somebody please help me mend my broken heart and let me live again. still feel the breeze that rustles through the trees and misty memories of days gone by. But we could never see tomorrow. Would you believe that no one, no one? never told us about the sorrow. So how can we mend a broken heart? And mine is.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to stop us. But old sun shin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And sometime I have to say, yeah. just wanna live again, baby. How can you mend this broken man? Yeah. Somebody tell me, how can a loser ever win? I'm say, baby, help me mend my this old believe I, I feel like I got to, I feel like I wanna live again. How can you mend this broken heart? Somebody please tell me,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down? Although my clothes are

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色的借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 碎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誓盟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 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 山追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於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嗱，头先咧对上咗几首咧，咁。

to last may come to me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气味、讯息、生死，转眼要分离。有心走避，置身网外，未知网中，原是你。 心消失，只觉更卑微。谁料迷香扑鼻，倒下从此不起。有谁欢喜？有谁痛悲？ 未有准备，结果相反，只有更惊奇。成败如烟似雾，经历无数血路。

works. It feels good to me in A. It feels I can I can. Uh, yeah. And I okay. can play it in A. You can play. <laughs> <laughs> okay. So let's take from the top.

几许有共享荣华，蝉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声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 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

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 名利色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色间似雾化。